第九十六集，事实上，最后这个问题，即便是不问尤虫本人，光是从白天两人在酒店相遇，尤虫所表现出的态度来看，周轩也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想法。周轩不知道他还在顾虑什么，他只能根据与尤虫的这场对话推测，尤虫大概还对他有所隐瞒。 只是看尤崇被感情牵着鼻子走的这副模样，周轩不得不在心中承认，从前夏承风在他耳边灌输的那些让他鸡皮疙瘩顿起的鸡汤金句，原来也不是毫无道理。爱不是选择，爱是本能。假如真的可以选择，尤崇必定不会让自己被这段三年多来看不清前路的感情牵制住。 林和熙虽然调休回国，有些事还需要远程办公处理，多数时间都待在酒店，没有外出。直到方清明结束工作从外地回来，约他出去吃饭。在国外的那几年，早就已经习惯手上腕表的存在。如今回到国内，取下手表，偶尔抬起左手看时间，却只看到空荡荡的手腕。林和熙甚至还会觉得心底。 也跟着变得空落落起来。中午临出门赴约以前，林和熙又从行李箱里找出旧手表戴上。两人约的吃饭地方是市中心一家人气很高的西餐厅。方清明到的比他早，穿的与普通学生一般无二，戴着墨镜和棒球帽，坐在店内位置相对较为偏僻的角落里等他。 林和熙在他对面落座时，差点没能认出他来。显然是看穿他面上的想法，方清灵取下墨镜放在桌边，眉眼弯弯的问他：“ <laughs> 是不是认不出我来了？”林和熙诚恳的点了点头，随即扬起眉来：“ <laughs> 你还敢来市中心的餐厅吃饭，就不怕被粉丝认出来？”这家店我想来吃很久了，之前一直预约不上，而且。 方清宁兴致勃勃地翻菜单，并未将林和熙的调侃放在心上。 <laughs> 我现在还没有火到会在大街上被粉丝认出来的程度。林和熙闻言笑了起来。两人点完单，等待上菜的时间里，方清宁忍不住问他：“你这次回国还会再走吗？”林和熙没有多想：“我的工作还在美国。”方清宁愣了愣：“你可以回国找工作。” 如果没有你那封邮件，我大概现在也不会回国。林和熙垂眸望向桌面，片刻的沉默过后，终于平静的开口：“你说的尤崇要结婚这件事儿，是什么时候？”方清明却也露出困惑的神情来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没料到等待自己的会是这样的回答，林和熙满脸意外：“不知道。”方清明如实道。 所有消息都问不出确切时间，心底突然浮起些许希冀来。林和熙低喃出声：“会不会是假消息？”方清明却摇了摇头：“不是。”既然不是假消息，那么排除那些可能性，答案也只剩下一个。方清明补充道：“消息是由冲自己放出去的。”击垮人信心的，从来都不是毫无希望。 而是在渐渐生出的期待中迎来的巨大失望和落空。即便是故作风轻云淡，林和熙的眉眼间仍是难掩低落。方清明下午要去公司见经纪人，两人吃完饭以后也就不再在餐厅里久留。助理开车过来接他，方清明戴好墨镜和林和熙一同下楼离开。恰逢人多的周末。 商场底层的地下停车场已经没有多余的停车位，助理只能将车停在商场前方广场对面路边的临时停车位，让方清明步行穿过商场前的广场，去对面路边上车。林和西要到广场路边去打车，也和他同路，只是两人走到广场中间的喷泉池旁时，却出了点不小的意外。 方清明参演的电视剧最近在热播，有路过的剧粉认出了他是剧中的角色，将他围堵在喷泉池前，询问方清明能不能签名和合影，在广场上引起了不小的骚动。林和熙被那些粉丝隔离在人群外围，要上前去替他解围，却在抬眸扫到远处大步走向他们的人时，无意识地怔在了原地。他是真的没有想到。 这座他从小出生和长大的城市，分明大到不可思议。即便是就这样站在原处不动，每分每秒与自己擦肩而过的人，都能是不同面孔的陌生人。他竟然也会在回国的三天时间里，两次遇到忧愁。林和熙的第一反应是借身前粉丝的遮掩，去摘自己戴在手上的那块看起来有些陈旧的表。 方清明显然是鲜少遇见这样的阵仗，以那些人认错人为由，努力从人群中间突围，挤到林和熙身边站定。还未来得及将林和熙拽走，那些人又锲而不舍地围上来，将林和熙和方清明围堵在喷泉池和人墙中间。围住他们的粉丝们相互推推搡搡地朝方清明靠近，慌乱中。 有人重重撞在林和熙抬起的手肘上，将他取下后握在手里的那块手表撞飞。手表在空中画出一道不高不低的弧线，直直掉入身后的喷泉池内，很快就沉了底。林和熙的脸色骤然冷下来，伸手推开身边那些还在朝方清明身边挤的人，转身抬腿跳入身后水仙没过大腿的温泉池内，卷高袖子，弯下腰。 在堆满许愿硬币的温泉池里找手表，翻找的动作间有几分难掩的急切。所幸喷泉池里的水流清澈见底，林和熙很快就从水中捞起自己那块手表，却是看也没看就直接塞进自己的外套口袋里。再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游虫已经带人走到温泉池旁。 跟在对方身后的商场保安将围在方清明身侧的人都赶走，高低起伏的厉声吆喝落在耳里，林和熙却像是充耳未闻，甚至都忘了要从温泉池里出来。广场上行人熙熙攘攘，其中不乏频繁回头看热闹的好奇路人。林和熙就那么半身湿淋淋地站在温泉池里，定定地看向面前的人。第一次见面。 是被困在电梯里，第二次见面是在温泉池里捡东西，好像回国以后两次遇见尤崇都不是什么好场面，甚至可以算得上是狼狈，而到目前为止，他都没能好好和尤崇说上几句话，以至于他现在也不太确定，尤崇会不会愿意和他好好说话，譬如朋友之间的普通寒暄。林和熙突然有些想笑。 却还是很克制的忍了下来。很快他就知道，尤崇并不愿意和他寒暄，对方只是波澜不惊的朝他道：“还站在里面干嘛？既然东西捡到了，就出来。”林和熙一语气平常的回他：“你往后退一点。”尤虫动作一顿，抬至半空中的那只手不着痕迹的转过方向，动作自然的插进口袋里，往后退了两步。 林和熙掌心撑住水池边沿，从温泉池里翻身跃出，也从池子里带出不少水来。他在温泉池边站稳，周边原本干燥的地面立即变得湿漉漉。即便是如此，两条浸过水的裤筒依旧是沉甸甸的，又湿又黏的布料紧贴他腿侧的皮肤，长裤的裤腿还在大片大片地朝下淌水。游虫朝前迈出两步。 在他面前站定，目光情绪难测的从他外套的口袋上方扫过，然后开口道：“你刚刚在捡什么？”林和熙微微一顿，从外套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沾满水珠的房卡，将房卡摊开在湿润的手心里。他神情镇定的朝油虫微笑：“房卡，我在捡我的房卡。”油虫收回目光，没有再说什么。 方清明站在旁边看的清清楚楚，林和熙捞起来的分明是块手表，从口袋里拿出来的却是酒店房卡。他不确定尤虫走近时有没有看清楚，可他也不想插手面前这两人的事，所以什么也没说。